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五十一集。摊主的糖人儿已经做好了，他递给林青霄说：“ <laughs> 成了，今天最后一单买卖，收工。”林青霄目力强大。 他看到里面的东西，问：“剩下的糖香至少还能做一个糖人，为何收工了？”“啊，剩下的不卖了，带回去给娘子当零嘴儿。”摊主将工具收好，他叫住旁边卖花的小姑娘，问：“哎，你手里的花怎么卖啊？”“十文钱一只。摊主顿时抱怨：“这么贵！”小姑娘撅着嘴说：“这是昙花，只开一宿。” 旁人想买还买不到呢。摊主一边抱怨着珍贵，一边拿出刚才那些做糖人的钱，递给小姑娘：“给我拿一只。”小姑娘从背篓里拿出两枝花，说：“只剩下最后两枝了，你一起拿走，只算你十五文。”摊主顿时不乐意了：“小丫头，你年纪不大，算盘倒是打的不错，两只才十五，你一支就卖我十文呐！” 摊主想要讨价还价，林青霄看到直接说：“不必争了，另一只给我。”卖花的姑娘刚才就在偷偷看林青霄，听到林青霄跟她说话，脸一下子羞得绯红。她拿了钱后都没有数，就飞快跑远了。摊主啧舌：“呃，公子，啊你给多了，那丫头没找你钱呐。”林青霄看着手中的花，低声含笑。 放，钱财对他来说是最无用的东西。摊主看着林青霄的表现，啧了一声，明白了。他熟练的背起摊子，说：“公子啊，快过去吧，旁人不听歌再不吃就要化了。”摊主说完后，就背着大包小包，健步往前走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。林青霄刚才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只想像凡人一样为他带一枝花。 但是等冷静下来，林青霄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。他的手会执笔作画，会排兵布阵，会使最刁钻的剑法。但是此刻，他一手拿着糖人儿，另一手握着一只昙花，竟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洛寒忖夺糖人儿该做完了，就回头看，正好看到林青霄似乎愣怔的样子。 他走回林青霄身边，熟练地从他手中接过吃的，问：“哎，摊主呢？我一时不留意，怎么人都不见了？”洛寒咬了一口，自然地将糖人儿举给林青霄。这种事情他做习惯了，根本意识不到有什么不妥。林青霄盯着被咬过一口的糖人儿，又看看洛寒沾着糖色的嘴唇，慢慢俯身咬了一口。他基本只做了个样子。 唇一碰即分，洛寒没有注意这些。他见林青霄吃完后，收回手，再次咬了一口。林青霄好险稳住表情，依然一副九五之尊的从容模样，眼睛却不自在地朝上方避开。洛寒正在吃糖人林青霄忽然抬手在他头上沾了什么东西，洛寒愣住了。他反应过来后，想要拿下来看。 被林清霄按住头，别乱动。他眼睛往下瞥了一眼，说：“好好吃东西，糖都粘到脸上了洛寒舔了下唇，发现好像真的是。他默默擦脸上的糖渣，问：“你从哪儿拿来的糖画？”一个小姑娘着急回家，跟他买的。难得不识凡尘的林清霄竟然还有这么通人情的时候。 洛寒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，问道：“为何买了昙花？昙花一现，即使美丽，也太短暂了。”林青霄正在调整花枝位置的手顿了一下，他明明是那么理智的人，此刻竟然会生出不吉利的念头。林青霄将花拿下来，不顾两边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手指凝冰，在昙花外凝了一层薄薄的冰霜。 洛寒看到，当时都惊了。只是一朵繁花而已，至于用那么精纯的灵力冻住吗？天地的灵力不容小觑，别看只是薄薄一层，其实已经足以保证这朵花千年不化，万年不腐。林清霄说：“可惜它是凡物，资质有限，只能保存到这个程度了。回天界之后，我另外找花期长的。现在。” 暂且拿它一用。林青霄将结了冰霜的昙花插入洛寒发髻，这次再看，果然顺眼许多。洛寒发饰素净，只簪了最简单的珠花，手里还拿着一串吃了一半的糖人他容貌已至惊艳，浑身上下没有多余的装饰，唯有一只被冰封的昙花插在鬓边，在余晖下流光熠熠。身后叫卖的人群来来往往。 有人忙着回家，有人忙着出门，然而所有人在他背后都化成一团模糊的虚影。林青霄突然产生一种踏实感。他在人间这段时间走走停停，见识了很多真实的风土人情，然而他始终抱着一股视察评估的态度。直到此刻，他终于觉得自己融入了这片热闹。 洛寒见他很久不动，视线一直停留在自己脸上，他略有紧张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林青霄伸手轻轻为他拂去脸上的糖渣，都吃到脸上了。强迫症的注意力总是这样稳定。洛寒伸手去擦，被林青霄挡住：“别动。”洛寒只好停住，由着他的手指在自己脸上浮动。 林青霄的手指修长有力，指尖带着凉意，被他触碰到的地方好像瞬间就清爽了。洛寒随口说：“在这方面，你真的一点没变。”“什么？”“没什么。”洛寒摇摇头说：“懒得逛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世上最让人有安全感的字眼大概就是“回”这个字儿。林青霄置身于凡间日暮的洪流中。 低声说：“好。”洛寒和林青霄虽然做凡人打扮，但是他们既不需要吃饭，也不需要睡觉。洛寒回屋后就去修炼了。等他从修炼中醒来，已经到了月上中天的时候。坐得久了，身心烦闷，他站起身，打算到庭院中散散步，回来再继续。这座樊城依山傍水，风景秀丽。 城中有一个广阔的湖泊，林清霄这座宅子就埋在湖边，一出门就能看到湖光山色。洛寒沿着湖水走了一会儿，看到前方树丛掩映中，隐隐露出一方白色的衣角，在朦胧的湖光中，他的衣服白的几乎发光。洛寒提着裙摆走上亭台，问：“你怎么独自坐在这里？” 林青霄早就发现洛寒出来了，他伸手为对面倒上一杯茶，说：“闲来无事，出来看看人间的夜晚。夜色静谧，今夜无月，却有漫天星辰。这洪水是活水，外面有人放河灯，渐渐都飘到他们院子里来。”洛寒坐到林青霄对面，见他眼睛望着水面上的灯光，笑道。 你白日还嫌弃放河灯无用，如今盯着人家的灯做什么？林青霄无奈，真的不能得罪洛寒，实在太记仇了。他只说了一句，他能顶回来十句。林青霄不需要拿起来就能看到河灯上写了什么，有的写愿父母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；有的希望孩子这一生既愚且鲁，无忧无难到公卿。 还有的祈祷心上人快来提亲，如意郎君早日出现。这些自然是没有用处的。人生际遇，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。仅是写在纸上，就希望一切顺遂，未免太侥幸了。林清霄一直觉得这种东西毫无用处，写在纸上既不能帮助自己实现，也不能降低目标的难度，还会过早暴露自己的想法。总而言之，一无可取。 但是现在，林青霄置身于人间，开始有一点理解凡人的想法。许愿的人自然也知道，仅靠一盏河灯是没用的。但是这些事情，光写下来就很美好。他们所求的不过是心理安慰罢了。林青霄说：“我之前也觉得荒唐，自己的愿望许给神佛听有何用处？但是现在我慢慢觉得。” 他们这些话，并不是说给神灵听，而是说给自己。明知做不到，却还不肯放弃，便在心里一遍遍的重复。林青霄回眸看到洛寒的表情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 <laughs> 没什么。”洛寒摇头，“只是没想到你会有这么接地气的想法。我以为你一直高居云端，不食人间疾苦。” 林青霄少年时是天才，成年后登临天地，别说凡人界，就是仙界普通百姓过什么日子，他都没法产生共情。林青霄顿了一会儿，淡淡一笑：“ <sighs> 人皆有苦，如何会不吃疾苦？帝王将相，走卒凡夫，各有其难。”洛寒撑在下巴，倚在桌上。 旁边粼粼波光映照在他脸上，忽明忽暗，似仙又似妖。洛寒问：“你这些年经历过哪些艰难？”这个问题，洛寒先前问过一次。那时候林清霄不做理会，只说一切尽在掌中。他是天地所有人都可以迷茫、痛苦、脆弱，唯独他不可以。任何时候，他都要理智强大，成为众人的主心骨。 可是哪有那么多毫不费力的强大呢？他也会疲惫，也会受伤，但他连表现出来都不能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